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九十七集，洛寒和素隐月坐在阁楼里，彼此都没有心思说话。林清霄去通知素父素母，洛寒在这里看守素隐月，等素家来人，鹿晗就可以撤了。真是谢天谢地。 外面响起脚步声，洛寒已经知道来人是谁。他从座椅上站起来，给来人让出空间。素父素母匆匆赶到，看到素隐月的样子，顿时大痛。素母扑上来抱着素隐月哭，素父站在一边，虽然没哭，可是表情也很沉重。洛寒默默往旁边让了让，林清霄看到，无声的握住他的手。素母哭了一通，终于想起正事儿。 拉着苏隐月来给林青霄道谢，多谢林家主。隐月，还不快向表哥道谢！连表哥都叫上了，洛寒抖了抖身上的鸡皮疙瘩，想避开林青霄的家务事，可是林青霄却握着他的手不放，还直接对苏母说：“苏主母不必谢我，苏隐月是洛寒从魔界带出来的，之后一路也是他在看顾。二位真想道谢，应当谢他。” 素母听到，怔了怔，他顺着林清霄的话看向洛寒，猛然发现这两个人的手是交握着的，而且是林清霄主动握着洛寒。素母十分惊讶，他心里的打算落空，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怎么调整。素父察觉到什么，他很快反应过来，赶紧说：“多谢洛姑娘啊，之前多次在中山见过洛姑娘。” 奈何一直无缘深交，不知接下来洛姑娘有何打算呢？我们夫妇二人略备薄礼，不知该送去什么地方啊？林青霄对这些话就很满意，当即接道：“送到中山即可。我们行踪不定，但是定期会回中山。苏家如果有话，可以递到中山领事堂，之后自会传到我们手上。” 林青霄处处说我们，素父内心的猜测越发明了。他暗暗给素母递了个眼色，示意曾经那些话不可再提。同时对林青霄笑道：“林家主虽然还很年轻，但是中山一直没有主母也不成。不知道林家主计划何时成婚呢？”洛寒都来不及插话，话题就转到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方向。洛寒略有些无语。 难道仙界的脑回路都是这样的吗？才刚刚拉手，就问何时结婚？林清霄分明很喜欢听这些话，但还是要装模作样的推辞。我们年纪尚轻，一时不急着成婚。不过灵山若碰到齐全的收录婚宴的书卷，倒可以送到中山，我必有重谢。洛寒保持微笑，但是手上默默用力，使劲掐林清霄。 林青霄勉强收敛了些，说：“人已送到，若是没有其他事，我们就先走了。”多谢林家主。素父说着送洛寒和林青霄出门，素母和素隐月留在阁楼里平复情绪。走到门口后，素父微微露出些尴尬之色，说：“呃，实不相瞒，我还有一事想请教二位。” 尹月身上的灵气扣非常罕见，我平生不曾见过，不知该如何解呀。这种事儿一看就是林清霄干的。林清霄站在屋外挥手，苏隐月身上的束缚应声而解。林清霄出于同族的情谊，难得提醒了一句：“苏隐月骄纵自我，已被家里宠坏了。如今魔界并不消停，苏家主务必看管好他。” 不要再让他跑出去！要是再跑出去，苏家就是将林山送给林清霄林清霄也懒得管了。苏父尴尬，赶紧应诺。啊啊，是我明白，呃，多谢林家主提醒。苏隐月见了苏母后就一直哭，现在终于解开束缚，她一边哭一边挣扎。娘，我要去见表哥。 你放我走！林清霄和洛寒站在门外，也听到了。素父刚刚才放过话，现在就被女儿打脸，颜面上非常过不去。呃，小女顽劣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们之后定会严加管教。林清霄对这句话并不抱希望。若是素父素母会好好管教，素隐月也不会长成这个性格。他不想让素隐月再给仙界惹麻烦。 手轻轻一扶，阁楼外就升起一道无形的结界。素父生出种不好的预感，这是这是结界。林清霄说：“等素隐月修到天仙中阶之后，这个结界自然解除。在这之前，他就好生在阁楼里待着吧。”洛寒听着，再一次在内心感谢上苍，幸好林清霄不是他的表哥。 摊上这样一个亲戚家的小孩，实在太可怕了。素父还能说什么呀？只能强笑着道谢。素隐月在阁楼里听到外面的话，披头散发的冲出来，可是才跑到门口就被姐姐挡住。果然，他已经无法离开这座阁楼了。素隐月试了门后，又去试窗户，终于绝望，他流着泪滑倒在地，对着素父素母哀求说。 <laughs> 爹娘，我不想被关在里面，求求你们放我出来，不要再逼我了。我连自己的主都不能做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素母听到后几乎肝肠寸断，和素隐月一起哭得不能自已。素父眼里也露出害怕，呵斥道。 隐月，不可咒自己。啊！那你们放我出来，我保证我会听话，再也不离开灵山了。素父素母有些动摇，林清霄听到，内心毫无波澜，转身就走。结界是林清霄设的，素父素母也做不了主。素隐月见林清霄不肯解除，在背后大喊：“你们若是逼我，我这就自尽！” 尽可随意。林清霄头也不回，冷冷地说：“反正龙族自愈能力强，区区自残死不了人。”素隐月又搬出绝食、咬舌、跳楼，都毫无作用。林清霄实在是个铁石心肠啊！等走远后，洛寒笑着打趣林清霄。你刚刚特别像个反派封建家长，那种阻碍有情人在一起、拆散真爱的恶势力。” 林青霄活脱脱是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里面的封建家长。林青霄听到后不以为然道：“他脑子有病。”林青霄不屑于被这种恋爱脑理解。扔掉素隐月这个累赘后，洛寒和林青霄速度大大加快，很快到达南天门。林青霄亲自进过地宫，对魔域最为了解，这次依然是他前去复命。洛寒让林青霄自己去玉清宫。 他则带着九位放风的吞元兽，在三清天随便走走。林清霄如今来玉清宫，实在是驾轻就熟。白彪禀报过后，天帝手中动作不停，说：“让他进来。”林清霄进殿，给天帝行礼：“陛下。”天帝正好写完一份奏折，他将批复完毕的奏折归入书架中，顺势放下笔，换换精神。天帝随意坐着，问。 你这次魔域之行如何呀？幸不辱命。林青霄声音沉静说道：“陛下猜得不错，失踪的仙族都是被魔族掳走了。雷烈王在他的王府下面修建了一座地宫，里面有诛仙石做成机关，并且铺设管道，可以直通魔族修炼场所。那些仙族被抽干灵气，转化为魔气，供上方魔族修炼。臣去时。” 已经有十七个先祖遭魔族毒手。林青霄说着，拿出留影石，放出他在地宫内记录的场景。天帝看了一段，皱着眉将影像收起，已然动怒。魔族欺人太甚！天帝说完后，沉着脸陷入沉默。林青霄安安静静的站在下手，不出声，也不催促。过了一会儿，天帝从思绪中回神，继续问。 如今地宫在何处？已经被我炸毁了。林清霄说：“臣从魔域离开时，劫持了雷烈城的魔王，并炸毁地宫。里面幸存的先祖已经全部救出来。现在天宇星君正在安置幸存者。”天帝听到后意外了一瞬。他只是派林清霄去查案，没想到林清霄真的查清楚了一切不说，还顺手捣毁了地宫，劫走了幕后主使。 连人质都营救出来了，他一个人完成了查案、执法、善后所有事情，完成程度太高，连天帝都有些惊诧。剩下的事情，天帝觉得已经不必问了。天帝心情放轻松很多，甚至都有心情和林青霄说笑：“你绑走了雷烈城的魔王，魔域就一路放你通行。 <laughs> ”本尊以为。 魔尊至少会派些追兵出来，多少做做颜面。林青霄短暂的停了一下，其实魔尊派人了，只不过没拦住而已。在天帝面前，林青霄不好说自己的事儿，只能沉默，让魔尊背了这个黑锅。天帝嘲笑完死对头，心情大好，连堆积如山的棘首正事，仿佛也不足为道了。林青霄交付任务。 同时将证据、人质、幸存者等全部移交给天宫，之后的事情会有其他人接手，具体如何处理就不是林清霄该插手的了。林清霄卸下职务后，无事一身轻，他一完成任务就想撤退，完全没有和天帝说说话的念头。其他人费尽心思想要接近的人，对林清霄来说也只是一个提交任务的活动点罢了。 天帝见林清霄要离开，心中无奈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林清霄才是那个大忙人呢。天帝难得多说了几句，说：“这次你办得很好，你很擅长处理细碎之事。幽山一带最近不太平，山路频生盗贼，户籍记载的乱七八糟，许多田地因此下落不明。幽山一带的路就交由你来管了。” 顺便给他们清一清田地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